锵锵三人行，咱们还是这个陪着加藤聊天啊。是这个刚刚从这个日本回来。嗯，哎，你临离开的时候，这个现在日本市面上的情况描述一下。呃啊，说实话非常的乱，甚至在失控。一，我们的公司不正常上班啊，因为我们要计划的轮流的停电啊，所以就说那我们是全国范围的轮流，全国范围，全国范围，因为东京电力。 这个这次造成核电站爆炸的这个这个最日本最大的这个电力公司，那这个呢是这个非常覆盖面非常大的。那包括我老家伊豆，东京到这个东北线啊，可能那个大阪以南可能好一点，但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大。那么那个东京电力的这个老板已经向国民表示歉意说，我们这次没能保证，如果这样做下去，可能过一段时间我们没电了。所以此刻必须得。 这个大家要轮流的这个停电，跟我们合作。日本人本来就个节制的，我们对对节省意识是很强的。对，但即使如此，我们都得配合这个国家，那否则的话，我们的经济社会，那我们的民主的政权都有可能崩崩溃。刚刚我那那那我也提到过，这个东京电力甚至有崩溃的可能。东京电力啊，那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都有倒闭的可能性。对啊，哎呦，那家伙这个影响。 而且你看这个日本的这个新闻界啊，这就不依不饶啊，对那个东京电力的那都是训斥啊，对，到底会不会泄露？到底他这个这这这就很难说什么的，你到底说就是都是这样的。对，他们都被指责你的危机管理能力。你说你这说了昨天说 A，今天说 B，媒体又说 C，又跟那政府说的不一样，那东京电力现在内部多纠结，那矛盾的一塌糊涂。现在，哎呦，这个和呀，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更重要的是咱们不了解。 信息严重不对等。你看，就是昨天我就讲，现在很多这个广东的妈妈，就是到香港不是去买奶粉吗？买奶粉呢，也是说说是日本奶粉。他们也在说，说以后不知道，得让孩子改奶粉。嗯，为什么呢？因为说现在受污染啊，核电站了，谁知道以后他的奶粉会不会？ 你要这么一想，这可对日本未来的产业影响太大了。对，而且呢，呃，这个问题就牵涉到，除了昨天我说对于核电本来就充满各种矛盾意见之外，还牵涉一个问题。嗯，就今天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我们高度依赖各种的高科技。哎，但这些高科技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懂它是怎么回事的。我们的首相都不懂。对，问题就在这儿。 就我们人类是依赖一些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了解的技术在生活，没错。那这些技术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最相信的也许就是我们能解读懂的，可能往往是些谣言。嗯，就是现在啊，作为我们这个外行的人，还真的是有一个问题要提出来，就是人类社会里存不存在真正的万无一失？ 嗯，因为为什么呢？你看哈，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个事故，那天我研究了一下，这是最大的、最高级别七级的啊！对，它当时呢是这个核心呢，这个这个炸了以后啊。 把这个数以吨计的这个放射性的那个那个物件抛洒出去，嗯，那个说说这一次日本的核电站绝对呃不会到这种程度，嗯，于是呢我就看有些学者就在讲，嗯，说日本的核电站实际水平是非常高的，对，说这个里边他们还用到一个词儿啊，这军事化的词儿叫纵深防御，嗯，就是多少道可能性，甚至都想到了柴油机就临时运来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嗯，对吧？ 都是一个应急手段，但是运来之后发现呢，电源的接口不对，你对不上，所以这怎么办？哦，这个还有电池，但是电池用完了怎么办？还可以灌海水，说海水里还可以加什么？那叫什么硼酸？对啊，怎么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好像说这个设计啊，嗯，是能够应付各种危险的，嗯，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呢？ 现在这个我们的专家都慌了，他们都不知道这功能性的矛盾技术问题出在哪里，这个又是个问题，这也是问题，他们都不知道，那政府的人更不懂，因为他们是学文科的，啊，这个是吧？这个跟中国的领导人不一样，日本的大多是政治，全都是学文科的，那他们更文科没前途啊，对，更没那我是学文科，那就是老百姓更不懂了，所以现在呢，这个信息不对称。 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所以呢，那整个老百姓都不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次除了让大家学习日本人的很多优点之外，还能学习到什么？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在这次的灾难里面，它基本上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的一个一个矛盾的地方。嗯，这个矛盾在哪里？就是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全世界是最水深火热的一个国家，之一，真的是。嗯呃，活在就比如说像加州。 也是一样，在地震带上。那加州到底是美国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嗯，对日本来讲，它就全国处在一个台风带、地震带、火山活跃带。嗯，而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大规模的爆发地震是迟早要发生的。嗯，呃，那它又是一个土地不足以完全自己养活自己的国家，要靠贸易来活。那你想想看，在这么样的四个岛上面，有那么多的人口活着。 它它该怎么样持续下去？它该怎么经营？所以那个灾难意识为什么那么强？因此日本用了最多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去保证它能生活。包括你刚才讲这核电站，这已经是目前我们技术水平达到最高阶段。哎，好。 然后我们再看大自然的力量一来，能维持到什么程度？嗯，所以，我们透过日本，是全球人类都在学，人类文明技术达到最先进的阶段，去对抗自然，你能做到什么？所以，怪不得欧洲发出末日之音嘛。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照片，法国最会做版面的报，他写的是这个法文，基本意思是末日来了，末末日来了。 用用用的这个，这个啊，这是日本的一个励志的漫画。日本的这个漫画家井上雄彦，呃，在灾难发生之后啊，好像在十个小时之内连续发表了六十幅手绘的，这叫这个呃微笑啊，让大家就是给大家鼓劲儿吧。我认为这次那个，所有包括中国的，包括媒体、老百姓，包括包括全世界的，他们都把这次大地震当做一个自己的事情。 嗯，就是抱着一种当事者的意起去看，否则的话，那各各家报纸、头条封面，包括很多，包括中国的媒体，全都派记者来，哪怕这个资资资金上有点问题，对，资金紧张情况下都派人记者过来，所以这次呢，他们都非常的紧张，他们觉得谁谁会是下一者，谁会的是一者，该怎么去学，该怎么去学？那日本刚刚闻到，强调就是说高科技。 老百姓的素质、民度，其实日本已经算是还可以了。包括像我们的首相说的那样，这次其实已经算是可以的了。即使如此，高科技没能战胜自然。没错。包括我们，我那天我在那个那个东京那个地方嘛，其实日本人还是循规蹈矩，在发生地震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等一个出租车，五百人一队排成一队。 我们都五百人赶一一一辆车，然后我们都说我们广播说我们现在此刻很危险，大家都能走回家徒步回家。我们包括当那那天我走了二十公里，还算是可以的了。大家都半夜，大家都一块走。我们日本加油站的那排成一队，没吵架，没插队。在那样的情况下，那这个民这个素质已经算是还可以的了，真的是。即使如此。 那我们的高科技没能战胜这个自然，包括日本，应该说全世界最发达的这么一个核电站，至少是之一了哈。嗯，这个也没能战胜自然。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多的外国媒体、朋友、政府都高度的关注日本这次的有关动态？那觉得这次这是对全人类的示警啊！因为因为因为大家都晓得日本在防止地震这种天灾上面已经做到是世界最先进的，这绝对无话可说。包括这是海啸预警，嗯，日本的海啸预警系统是全世界最好的。对，你像看。 他他已经是最好了，他都这样。我原来就以为我有一个，我不知道我的是不是误解。我原来就以为啊，呃，因为刚开始传来的死亡数字很少啊，我原来就以为是发了预警，沿海居民都撤了，就是水上漂着的都是空房子，对吗？对我当时我们我在东京，大概发生地震一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没事儿。当时我在东京的楼里是吧，也关在我楼里，我也我也是没事儿，二十二层都觉得没事儿，跟东京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电话打不通，那是真的是没法打电话的。手机手机没有信号，没有人的手机，那什么信号最好的多 m o 什么的都打不通的。那那我们现在没法联系，什么上网全都断了。后来看了电视，哎呦，全海啸在吞并了整个村庄。那时候我才知道，所以呢，这次真的是很意外啊，只能这么说，真的是很意外。之前你们不，你没觉得有什么呃预兆？什么震没有？ 没有突然的，突然来的。但是后来呢？那个广播，我们每个日本的建筑都有广播的这预警的这个措施嘛，他们发出广播，这个楼是安全的，这个楼是不会被倒塌的。哪怕发生十十级的这个地震都不会倒塌，所以大家不要放不要担心。但我们的这个这个通非常口，就是说那个那个楼外的什么楼梯全都封了，电梯当然走不了。所以但我们都知道，当时发生地震，我们从八岁开始。 受防灾训练，嗯，我没有在第一斗这个地震大城市哈，但我们，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我们知道一怎么办，二怎么办，一我们就是说这个把火，嗯，二这个看着这个哪里有桌子躲在下面，对，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出去到外面。 我知道一二三该怎么着。嗯我刚跟那时候观察了周围的朋友，他们都知道一二三该怎么着，这已经算是可以的了。训练有素了，训练都有素了。我第一次经历，但我当时呢训练了十二年的训练。那等在这一刻，在这一刻，那用上了吗？你觉得？用上了。 那至少没没没我在这儿呀，现在。但是受伤了。受伤了，那腰部什么的都痛啊，这个。是被砸的。被砸的，被埋在下面，什么柜子啊，什么那个灯啊，全都往下，全往下砸了。我小时候是有一些防止这个核武器的训练。 <laughs> 啊，训 <laughs> 练。 <laughs> 管用不管用？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觉得加藤哈，嗯、这个事情会对日本的这个国民心理带来什么后遗症吗？后遗症肯定是有的。那我们比如说我这个人会不会吓着了？肯定肯定有。说实话呢，我从小我家在伊豆，那等于东海那个地方，我们从小被认为是下一个大地震是在东海发生。我说实话，不是现在，我一直有恐惧的心理，因为日本是个地震大国。 对我们来讲，这个什么那个震级、四级、五级，这是平常的事情。哦，就平常你如常生活的时候就会震，对，对，当然，当然会震。我这次十一号，我刚开始我以为是跟平时一样的震，小震，后来没有想到，哎，越来越大。真的，这是我是第第一次。但是呢，我知道对日本人来讲，地震是首先一个非常日常的事情。我们说天人合一嘛，要天人合一，那发生自然是正常的。 但这次发生之后，主要是造成比如首都功能彻底的什么瘫痪崩溃，那我们那边以后靠电怎么着，电那水电的情况怎么着，那此刻日本人，那我们对未来真的是不知道。包括尤其是灾区，那那那不要说这个这个家路，那全没了，整个这个村庄小镇被海啸吞并了嘛，嗯，那他们更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我现在呢，还不是能够想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如何的度过这一难关？嗯，我也不太呃能够想象哈，就是你看地震，它是在日本全境的某一个局部，对对吗？那么我们日日本那么发达的国家，我过去觉得这个国家对什么的储备啊都很有那种居安思危的储备嘛，嗯。那么现在就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那但是现在物资短缺到这么一个程度，嗯，是因为运不上去呢，还是因为全国现在就物资匮乏呢？呃，应该是全国匮乏，因为。 此刻这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那我们是那那怎么储备呢？那只能吸取教训，从历史以史为正面向未来。那此刻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是这样子。每一次学习都是依据以前的经验嘛。对。像阪神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日本政府比现在糟多了，其实。嗯。对。那学到教训，现在就知道该怎么办。对。那现在就是学到一个更大的教训，你物资短缺居然能到这样的程度。 因为就像我们平常讲，日本是个靠外面贸易才活得下去的一个国家，所以啊，我现在由此对什么都产生怀疑。过去听经常听他们说，呃，建一个大坝，或者建一个什么工厂哈，说是你看，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防百年一遇，甚至有人讲是千年一遇的洪水和地震，我就不太明白他这个统计啊，他实际是根据历史的这个嗯统计资料，对这个到底是不是靠谱的？ 什么百年甚至是没各种的意外？什么叫意外？就预计之外。嗯，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些什么“人定胜天”呐，我们的意志不动摇啊等等，这种话最好别是多说。这些年咱们实在不太好，中国人民也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其实呢，这次我又还有一点令人欣慰的一点，就是说这次日本人没有人责怪地震海啸。哎，对。 这个日本人的微博上，你刚才说还有意思，说我们不责怪自然，我们说这也不是天灾，当然是天灾，但是这个是我们也没准备好，那人本来就要跟自然共处的。 那就是我们已经享受到了这么多自然的这么一个怎么说恩恩惠，那你还责怪自然？所以这次没有人责怪自然，只是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老百姓、媒体，那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可能这是可能日本人这个素质可能好一点，但我有一还有一点非常担心的一点，嗯，我们这个我们学外交的哈，我是哈，这学外交的，那有一个词叫国家风险。 嗯，那任何国家都有风险。那日本的风险，自然灾害也是一个风险。我们以后要吸引外资，很困难。贵贵国资金会不会过来？对， <laughs> 肯定不过来。那你要发生地震怎么办？啊，要考虑到这。要考虑到这点。日本的这个外债啊，这些问题都都会很麻烦。对，现在这么说的话，真的是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啊。 对，这太太麻烦，本来就已经不好了。对，包括我们的这个政治哈，这个那这个日本战后一直以来自民党哈个那个统治，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换了政权，那民主党那已经遇到这种情况，那此刻那我昨天刚刚见到的，真的全都疲惫，我不知道几天瘦了几公斤。那那我们对于政治、这个经济社会，包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那那这次应该是我甚至把它当做战后最大的危机。嗯。 战后最大的危机，除了我，所有日本人都这么看。嗯，哎，这个时候这个天皇会起到一个什么支支柱的作用吗？说实话，无所作为。对他能怎么样？他能怎么样？凝聚人心呐，咱们讲话。他他他日本天皇现在已经是很说起来，跟英国不一样。天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那当然他也会做外事、外游，是吧？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国内政治上是个象征。 不过是象征，那此刻天皇出面反而乱了，为什么呢？那当然挺荒谬嘛，乱。那那我们而事态严重，那天皇他有什么核电的知识？他能他有呼吁的能力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啊！但是相对而言哈，我仍然看到一点，就是民间社会好像是是在不需要政府来介入的情况下，不需要政府花很多人力在街头排队排队。 你们自己组织很好，那就说明日本平常的这个民间社会自己组织能力很健全。我听说日本的这个什么山口组啊，什么这这种住友会是吧？住住友会啊，这种什么所谓黑社会的帮派，他这个时候反而都是出来 <laughs> 救人，其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包括我们的军队，那日本在日本军队是个非常敏感的词。日本自卫队有二十六万，这次已经派进了十万了。 好家伙，这几乎半数的军队。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样说真的是我可能有可能真的变成非国民了啊，非国民了。但但那但我觉得这样的坏事，那那中国人说把坏事变成好事嘛。此刻，包括我的一些年轻人哈，就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觉得我我很想去灾区看一看。我从小不知道什么是危机，在这么很温暖的情况下长大，那们这个时候真的想去那边那个这个志愿。嗯。 那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的他们的意识潜在的意识被唤醒了，嗯，所以呢，那那刚你知道这个凝聚力嘛？日本人这个日本这个时候本来就凝凝聚力失去了二十年，那此刻呢，那我们觉得不能盲盲目悲观，嗯，啊，我是这么认为。所以灾难面前呢，这个人心呢，这是往往会凝聚团结。另外，就有一个概念不是加藤昨天讲的，可能有些观众不明白，他讲这个非国民，嗯，从这个地方你可略见一斑，就是他。 呃，昨天从这个日本离开日本到北京来，就这个时候离开都会被日本国民骂，就说你是非国民，非国民。由此，他这种全国统一性啊，你可见一斑。我们去一下广告，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加藤，从你个人，其实加藤就是个八零后，这这还很年轻。从你个人来讲，经历了你是亲身经历了这么一场，啊，呃，你觉得有什么人生体会啊？呃，因为我差点走，因为因为这个很多东西这个要砸我嘛，险些葬送了未来日本领导人。这个真的我体会到了，但是我还是意识到一点：充分的准备高于一切。 那我受了十二年的防灾训练，那那时候是用用得上的，所以说差点什么那我的那种灯灯那个灯啊，包括那砸下来，那我我的头部是避开的，啊，我还挽救了别人。 你怎么挽救的别人？就是说我在旁边大概离了二十米，有两个那个女生大女女女生在咖啡厅打工，她们因为她们在用火嘛，那很危险的，火是火灾跟地震是离不开的。对对对。那我去挽救，跟他们说你你干你马上消火，然后马上过来，然后我去这个时候被那那砸的，就这种情况。哦。对对。你说平还有一个什么防灾的包用上？防灾袋。 那是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地震是会发生的，所以在一个袋里面，什么饼干呀，包括什么水啊，都放在手电筒的手电，放在什么地方的这个袋子？在每一个楼的角落里。 对，然后每个人座位底下也都会放的。对，你去日本的百货公司文具店就有卖的。对，哎呦，这个真是，所以他这种防灾意识其实是很完备。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防灾袋里面有个名牌，嗯，写着让你写你是谁，你在什么地方。我问过一个日本朋友，他说这个一来呢是被埋住了怎么样，人家救你啊，什么都比较方便，你失去是；二来我觉得很可怕，就万一你死了之后，嗯，人家认得出，嗯，你是谁。 对，那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我觉得日本人啊是一个一天到晚，我印象是这样，不知道加藤兄怎么看，常常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搅了。对对对，我觉得这次日本人这个表现，其实就是这个东西的扩大。嗯，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排队那么规矩？他们大家都很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对，不想麻烦人，乃至于到死了。 你你你都不想麻烦人太多，不想给人添麻烦，对，让人一看就知道死了，这是不想给人添麻烦。对，这个是日本的潜意识。但这次呢，可能日本人，我们包括除了我之外，大家都互相的帮忙啊，所以在互相帮我也互相帮忙。你你会觉得，因为过过去传统上我们觉得日本人比较内向嘛，嗯。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觉得周围人他们这个情绪怎么样？呃，当然此刻要打破潜规则了。 要就是说，那情绪超多情绪，不要什么不好意思内向，此刻要那全力以赴的去爆发你的存在意识。我当时看到的是这一点，我真的我人生出生以来头一次看到日本年轻人的那种。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所以还是要把坏习惯成好事。